课文三，在家门口。下雪了，今天真冷，有零下十度吧？是啊，你穿的太少了。我们进房间吧。好吧。雪，零，度，穿，进。